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；急转回身，顺势就已经各自丢出了一枚手雷，正是朝着记忆中林风武倒下的位置。爆出的袜子应该是在那里，这突如其来的家伙肯定也是在这位置进行着识取。结果跟着就是轰轰两声，两枚手雷刚被丢出，就已经被凌空打爆。一名机械师手中的自动手枪冒着硝烟收起。 飞快的又从地上撸了一把袜子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？此时心下却是有些震惊。双方的距离不远，甚至可以说很近。然后两个人同时丢出了手雷，结果却被这人全给击爆了。即便自动手枪的装弹速度是枪类里最快的，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就连开两枪打爆两个丢出的手雷。 这操作也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自己就是枪手。此时自己一掂量，自认想做到这事儿并无十分把握。但看这人，打爆两个手雷后，停也不停的就去拾取袜子，一派胸有成竹。机械师角色斜挎在腰间的机械箱，很好的暴露了这人的职业。 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在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同一个名字——肖时钦。这样精悍的操作，如果是出自这样的大神手下，那当然就不值得太意外了。但是跟着，这机械师头顶的名字同样很好的说明了他不是肖时钦。再看他身旁那个流氓雨来了。 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一下子想起来这两人了。这是和他们二人一样的另外一支双人小队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一样，并没有把这支双人队当回事儿。不过，同为双人队，两支队伍在无成绩的情况下，在榜单中是默认列在一起的，所以这次查看榜单不当回事儿，也多少对两个角色的名字有印象了。 此时再一看，可不就是这两位吗？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从惊讶、手雷到打爆，到认出两人，也不过短短的一瞬。但眼前两人非比寻常的手速，他们却已经领教到了。林风武爆了一地的袜子，居然在这么转瞬之间就被他们湿光了。袜子的数量可不少，因为连串发出的系统消息。 都不是一眼就可以理清楚的。时光袜子的两人掉头就走，谁不低头莫敢回首，哪肯罢休？子弹飞速连线二人。哎呦，好厉害啊！对面二人也不知是哪个在惊叫着，二人一边躲一边跑，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？此时已从榜单查清这二人这次捞走了多少袜子？八双。 孙翔的林峰武一个人就拿着嘉世战队半数的袜子，结果被谁不低头二人给偷袭。他这会儿还在复活点愤怒呢，结果连串的系统消息中，拾走他袜子的人却不是那两个枪手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孙翔恼火的向队伍的队员们解释着。如果说丢了袜子让他觉得十分痛苦的话， 那么，因为丢了袜子，在队员面前显得无能，则让他觉得有一百分痛苦。先由那两个枪手向我正面挑战，另外两个暗中偷袭使绊。孙翔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太卑鄙了！”同来的嘉世其他选手纷纷感慨着。至于是不是真心，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肖时钦未置可否，看了系统公告的两人的名字。 又从榜单上查找了一下队伍，这才发表意见。我看可能是黄雀在后呢。黄雀在后，你看，肖十七耐心的给孙翔解释着。爆出的八双袜子全部都是被这两个失去的，就算他们双方有过合作的约定，恐怕在这一瞬间，这两个也翻脸了。果然卑鄙。既然是在同一行人身上。 那么夺回来倒也方便。刚刚你们战斗的坐标记得吗？哦，记得。孙翔毕竟还是有些本事的。出发！肖时钦招呼着眼下众人，知道起始坐标，那么时间内这两人可以活动的范围大致也算有谱。肖时钦分散了众人，开始四下搜查起了叶修和包子两人角色的下落。至于孙翔的凌风舞。 倒数完那复活必须的二十秒后，也是咬牙切齿的朝该区域冲了去。该区域正在进行的战斗，有两个枪手职业参与，打的那叫一个硝烟弥漫。在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的追击下，叶修和包子也没法完全摆脱，只好回身应战。机械师这职业的特点和召唤师多少有些类似，却又不尽相同。 这职业拥有召唤师那样遥控战斗的牵制力，同时又有着很强的自由性。毕竟他所使用的机械道具有很多是强化自身的，并不像召唤师那样完全依赖召唤兽去战斗。机械师是一个打法很多的职业，靠机械拳、钻臂、冲击一类的技能，在贴身战上有着不俗的能力。 不过，此时叶修的伊诺可没有去和两个神枪手去练体术，他用的是机械师很正统的打法，一边使用各种遥控型的机械道具控制攻击对手，一边频繁使用机械炫翼、火箭推进器一类的技能，让自身的走位更加飘忽。不消一会儿，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就开始认清形势的严峻。 眼前这个二人组有着不输给他二人的实力，而眼下他二人和孙翔的凌风武一番巨斗后，还没有来得及恢复，就这样对上两个强敌，打个势均力敌的局面，那都是他们输。更何况眼下根本压制不住对方的机械师，反倒被他的机械空投结合机械追踪的打法扰得心烦意乱。 更加上对方的流氓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板砖、汽油瓶、毒针，各种流氓的下流招式，各种冷不丁的出现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先退。两人简单交流后做出决定，没有像绝大数玩家那样，因为死了没损失就不死不休，可对于有野心的人来说。 死亡送去复活点，以及等待复活就已经很致命了。现在一个八双袜子的目标就在视野里，送回复活点一次意味着要重新再找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攻不下要退，两人觉得还是很容易的。他们身上又没有袜子，对手犯不着背着八双袜子和他们死磕。两人随即就放松了攻势，有意留出了空档。 只要退，也没必要他们两人仓皇逃窜。此时没心思和他们打的，应该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留个空间让对方自己退开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谁想这空档一出，对方非但没退，反倒把这空档当做了强攻的破绽。疯了！二人惊异于这两人反常的举动。 无奈，这空档没给自己留出什么可以补救的退路，被对手这样抓着，顿时成了一个赛点。哼， <laughs> 有那前车之鉴，我看还是送你们去复活更加稳妥一些。叶修说着，机械师伊诺在机械空投和机械追踪的掩护下，自己也全力冲上。这是机械师最为疯狂的攻击型打法，不再走类似召唤师那样的牵制流。 而是把自身也化为武器，配合其他道具一起投入战斗。钻壁冲击，伊诺左手一挥，从机械箱中掏出一件道具护在手臂上，跟着前端钻头就开始急速旋转，角色已是急速朝前一个滑进。三方位的全面打击，再加上还有包子的雨来了，也同时杀到侧翼。 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顾此失彼。一个被机械空投炸得焦头烂额，另一个却被包子一个锁喉拿住，而后就被一诺一记机械拳打得狂喷鲜血不止。接着就被雨来了，直接一个流氓七十五级大招街头风暴。另一人谁不低头还想来救，险些把自己也卷进攻势，进退两难，只好拼命。 谁不低头，直接冲进身来，一边射击，一边施展起了神枪手的体术技能。枪体术不错，叶修惊讶的称赞了一声。枪体术不是什么技能名称，而是神枪手的操作技法，就是指贴身近战时，并不只依赖单纯的体术技能，而是会把神枪手的射击技能加入进去。 这打法听起来好像不复杂，但事实上，真要将枪术和体术粘合在一起进战，并能打出强力输出的神枪手，那就绝对已经是职业级别的了。普通玩家玩这样打法，顶多将自己的输出略略提高几个百分点罢了。谁不低头？这枪体术的操作一出来，叶修几眼就看出水准还是相当不俗的。这姑娘。 确实已经具备职业水准了，不过还是差了点啊。机械师伊诺突然弹出机械玄玉，一下飞高，结果不等谁不低头反击过来，已经重新落回，只是借这样一样逃脱攻势的起落，打乱谁不低头的节奏罢了。这并不算严重的紊乱，对于叶修来说已经足够。 伊诺再落下时，手雷掩护，一个机械追踪的小机器人已经偷偷丢到了地上。机械追踪伤害不高，但冷却却短。机械师在战斗中几乎是会接连不断的保持着放一个，甚至两个、三个机械追踪出去。但谁不低头？这会儿已经不管不顾了，对着伊诺一面就射。爆炸声、枪声。 两个角色谁也不退让的开始死拼，但叶修本就是带乱了谁不低头节奏才抢攻出手的，更何况他的伊诺血更多，此时又怎会拼不过？谁不低头和木敢回首终于倒下了，倒的郁闷，倒的憋屈，尤其是听到对方在击杀他俩时还很欣慰的表示了一下，哎。 这下就放心多了。